就像是经常断电，我么带来很多不方便。没得电就没得水，特别晚上没得电。外户期的要注意，这晚上吃饭呢要出堂啊，啊，包括大小家房这个路上。 都要点几个灯，啊，灯也没人点，嗯，那外护期、护期、护期，就是处处呢，都要把这个打气护持的如法似地。这么多的人出来进去的，路上没有灯。 <clears throat> 一个灯都没有，包括禅堂里上的灯坏了，放香的时候就把它换好。这个灯呢是充电的，一生有电的时候就进行充电。 不然没有电的时候要用呢，那就开不亮，啊，没点水的还加点水在里头，啊，日常的事情呢，每一个人都要关都要关心。你看，到斋堂里像吃饭，这一条路上没灯，不是一个没有啊，有灯太少了，啊，照不到。 全场讲用功，讲这个起于情，夫法讲两个方面，一个是随情的，一个呢讲随智的。 这个参禅用功讲起疑情啊，这个情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情就是这么一个情绪。不明白，非要搞明白，不搞明白不能过。 他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情绪，在用功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凡夫心， <clears throat> 所以他这个呢是属于情的，啊。但是你所用的这个功。 有形可用的这个时候是属于情的，你用功的这个方式方法，这是进入智慧之门的这么一个情啊，开始误入佛智之见，就是从这个地方，就是从体形这个地方进入的。 到了开示悟入佛的之间以后，那就不属于情了，那就属于智。所以佛说一切法，说是有权有实，这是两个方面。哎，还有一个随情随智，说世间一切善法，那都是随情的。 说出世的，说出世间的一切，啊，大乘法门啊，都是随智的。 <coughs> 我们作为一个六道的众生，啊，这叫做友情，是吧？ 情与无情，我们是友情啊。情是什么东西呢？情就是生死，情就是妄想，啊，造一切生死都是用这个情，感情，啊，喜怒哀乐、贪嗔痴，这都属于情的。 参天佛是水，起这个疑情，啊，那也可以说是微妙不可思议。要想开悟，要想明心见性，就从这个地方去，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手。 要想成佛做祖，也从这个地方下手。啊，你看这个禅堂里啊，禅念佛是谁起一情，这个情非同小可的。 <clears throat> 我们前天讲到，说这个情一情，包括万事万物。 都在一情之中的，除了成了佛了，那时候我是大觉朗然，那是全智，一点情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还要知道，世出世间法这个情字。 它与情不一样。我们在世界上做个人，感情用事，贪心是不是情呢？贪心也属于情啊。啊，嗔心属不属于情呢？嗔心也属于情啊。说是我这个世间法哪一点不明白？ 参天赋是谁？也是为了这个事儿不明白，要求得明白，所以叫个起疑情。他这个起疑情可以令你开悟，可以令你明心见性。作为世间法啊，人也很多不明白的、不明白的地方啊。所以有许多是善法，善法你都明白啊。 不明白，嗯加上你遇到不明白的那个那个地方，那个所在，那也是个对于你本人来说也是个疫情啊。世界上一切乐法，你也不见得都明白，那都明白啊？啊，那个原子弹怎么造的，你明白不明白啊？啊，你不明白，对你来说呢，那就是一个疫情。 可是那个疫情，跟你参见佛是谁这个疫情就大不一样了，啊，造原子弹不明白，明白了就造原子弹啊造原子弹做什么？杀人，啊，同是一个情字， <coughs> 啊，它的质不一样，本质不一样。 那么有人问呐，说是参念佛是谁，佛是哪个念的？啊，那么既然是参念佛是谁，问佛是哪个念的，参别个话都行不行的？啊，我这走路的是谁呀？啊，吃饭的是谁呀？啊，打妄想的是谁呀？ 佛法讲因讲果，啊，在宋以后，啊，这个禅宗道场统一规划，都参念佛治水。 是的，你要如果你我说我参念，不是谁？我都不开不了悟，也不能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，你毕竟还中个佛音呢，啊，不是还不中一个佛音吗？念佛的是谁呀？你还中个佛音呢？说走路的是谁？可以参呐，不是不可以。啊，吃饭的是也可以参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啊。 如是因，如是果。啊，念佛本身，啊，它就是提高你的觉悟的。啊，走这个最上的这条路，啊，这个佛法界，呃，传念佛的是谁？取这个道理，啊，都可以起一行。 在海外有些禅宗道场，传其他的话头的也不在少数。啊，随人选择，你愿意穿什么都可以。嗯，会起疑情了，啊，你就有功可用了。 不会起这个移情，你这功怎么用呢？你用什么功啊？所以禅宗道场讲参禅，就讲这个起，参禅就是起疑情，啊，这是一个关键啊，必须这个初发心的人。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啊，不能够错乱用心。啊，我世界上做人，做错了事情那问题不大，啊，如果在用心这一法门，那走错了路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法身的慧命啊，啊。 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因为我们想成佛的，如果你这条路上稍微有一点偏差，啊，那个前途就不堪设想了。怪不得古人，啊，开了悟以后还要。 处处去参访，参访就当参学呀，啊，你看看这个赵赵老人，八十岁还行脚呢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开了悟了。 还要把自己的这个物的境界向多方面去取证。那我们看看过去古来人的用功，都是走的这条道路，啊，多方面的取证。 啊，证明我这个见解，我这个悟境完全正确，从各个方面都认为是正确的。因为过去的过来人，一些祖师，一些善知识，大德高僧开了悟以后。 他这个悟呢，从多方面进来的。啊，你说参念佛时也能开悟啊？啊，那我念佛也能开悟啊？我吃咒不是也能开悟吗？啊，我那个修观也能够开悟啊？啊，方式方法不一样，悟。 悟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明白到自己的心，那都一样的，啊，所以要多方去印证， <clears throat> 不错，啊，是的你自己开悟没开悟，不能够自说自话呀，啊，为悟为悟，为证为证，为德为德，啊，千万不能够犯这个错误。 你们看那个永嘉大师，永嘉宣教大师，他不是参天悟，是这开悟的？他是学方等教开悟的。 啊，有人说他是看这个《文墨经》开悟的。永扎大师是一位了不起的，啊， <clears throat> 开了悟的人啊，人家都不喊他是不直接喊他的名字，啊，因为他是永嘉，永嘉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恐怕是在。 我记得我去过这个地方的永嘉在福建不知是什么地方啊？永嘉那可是个地方啊，不直接称他的名字啊，就用他那个地名呢称呼他永嘉大师啊，在一方弘法啊，名声名望很高。 漏祖大师他的门人有个叫做玄彻禅师的，啊，听到这个永嘉大师了不起，去访问他，啊，这个谈话之中，就感觉到这个玄澈大师的话呢，哎，这个语言呢，啊，出言吐语，难和诸祖，跟诸祖的说话是一个劈空出气的。 没有两样，所以当时玄策就问这个玄角用的永嘉，他说：“你，呃，有没有师承呢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就是看《方等经》开悟的，没有师承。”啊，说这个玄策法，玄策大师就说了：“他说，威云王佛以前。” 可以的。这个威音王佛是什么佛呢？就是最初最初的那尊佛，在威音王佛以前呢就没有佛出世，那可见在这个佛，哎，到现在就我们就是佛就多了，十方世界是不得了的佛啊，啊，他还有个最初成佛的呢，叫威音王佛。 如果说在文言王佛以前，那你开悟了没有师承，那可以；没有佛出世，哪里有祖师呢？哪里有佛法呀？文言王佛以后，无师自悟，都叫做天然外道。大家注意啊！ 无师自悟，没有师承，啊，自己开了悟了，啊，这叫外道，啊这开了悟还叫个外道，啊，没得是哪，哪跟你印证的？嗯？你看，我们这个佛教。 无论哪一宗哪一派，都是代代相传，特别是禅宗这一法，都是一心印心，这么样传下来的。假如说我自己开了悟了，自说自话，我开了悟了，没在哪个印证的，那是不承认的。 我当时永嘉大师听到玄策这么一问，他说：“那就是这样好不好？我就清理给我印证，可不可以呢？因为玄策法大师嘛也是开悟的人呐。 <clears throat> ”啊，玄策说：“我言轻啊，啊，就是我给你印证呢，呃，不太合适，因为我是。” 不是一个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名望的人，啊！他说：“现在六组啊，在那个地方，红化一方啊，归心者甚多。啊，你要想去，我可以陪你去。这个有这么一段往事，啊，就是永家参六组。” 那是玄策大师陪着他去的。过去的这些个大德高僧星角，都在西藏，啊，到了漏祖那个地方，啊，绕禅床三匝，坐息而立，也不磕头，也不问信 楼祖大师就问呐，他说是夫沙门者，具三千为矣，八万细恨，啊，你这个大德从何方而来？生大恶慢，啊，你看这个恶慢呐，啊， <clears throat> 那不要有礼貌吗？啊，沙门沙门呐，沙门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就称为沙门呐。 沙门，那是印度话，啊，反正中国的意思呢叫做细琴啊，细呢就是细一切乐法，细灭贪真痴，勤修戒定慧，啊，啊，这个才真的叫做沙门呢。这个沙门要有三千为仪，八万细海，你看看。 佛法对我们一个出家人，特别我们是比丘众啊，比丘尼众、出家二众，要求就高了。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回顾一下，我们在行住坐卧啊，这个四维仪当中。 够不够三千为一的标准？啊，不要说八万细恨了，二百五十条件，在行住坐卧四为一当中都有，那就有一千。要过去，要现在，要未来，就有三千。 啊，这是谈这个法术啊啊，三千位一那个出家人那可是要求太高的，嗯嗯。那么你既然是请法的，来了也不问个信，呃，也不合个掌，也不磕个头，就往这儿一站，这算什么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说当时那个永嘉大师就回了，他说：“我生死事大，无常信速啊！ <coughs> 你那个什么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，啰里吧嗦的，我哪顾得到那些事儿呢？我念生死我还来不及呢！啊，生死事大，过去的人的用心，啊。” 他这个思想，念什么东西？不是像我们打妄想啊，啊，心心念念就念生死是大，了不掉啊，了不掉就苦了，啊，无常迅速。 有些人呢，就认为无什么什么无常迅速啊，还早呢，我这还年纪轻呢，我这还有几十年好过呢，是的，啊，我就感觉得呢，这个无常迅速了，已经到我的面前了。黄泉路上无老少。 正是因为生死事大，无常性速，我无暇顾及着那么多的什么三千唯一八万细分。当时六祖就回答他：“既然你生死事大，无常细速，那最好的办法，那就是提起无生，了无宿物呢？了生死最直接了当的办法，就是提起无生。” 体就是当体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前这一念本来是五声的，它体是五声的，这个体是五声的。永家大师听到这句话以后，他说：“我体寂无声了本非树。” 这是开了悟的人，呃，直截了当就成长下来。我这个体本来就是无声的，既然体积是无声本来就是无声的，哪有什么快不快啊？啊，了本飞速啊！我们现在在禅堂里想参禅、参念佛是谁，起请依念。 你这个念佛是说的一行相应，这一念呢就是提取五声的，无声也就是无为的。说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，这就是无为法。无为法就是五声的。 <clears throat> 哎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几句话一说，他来呢？ 就是这么来的，为了这个事儿来的。六祖大师就给他印证了，啊，如是如是，啊，就是你也如是，我也如是，啊，既然得到印证，就是永嘉大师来求六祖大师呢，求六祖给他印证的。 看看我是还是开了悟啦？我这个悟的还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啦？得到印证了。来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，已经得到印证了。哦，这就才啊，才具足为宜啊？问？那你才来这几句话一说就跑了？ 啊，反太束缚呢？他说：“你这回去太快了。”当时，你看那个永嘉大师怎么回答他的呢？啊，他说：“我提本非动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本来没动过。”啊，你说我要回去，好像太快了，我根本就没动过。 那这一般来讲呢，我是从永嘉来的啊，到鹿祖这个地方来，到曹溪来的啊，有一段路程，好像是有往来向。可是永嘉大师当时的候的警戒呢？他说我根本就没动过。这个道理也不稀奇啊，你看净土法门。 啊，说十万亿佛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使不去啊，啊，生是决定生的十万亿佛土，好像是，那你这十万亿佛土不是有一阵子好跑吗？啊，那么远的路怎么生我的呢？生则是决定生。 啊，那是一点不含糊的。啊去则十不去。哎，陆祖大师听着永嘉这么一说，他说：“你说是你没动啊？你说你没动，谁知非动呢？你要晓得你这没动，你要有自己有个人晓得不动才晓得，才能说出来呀。啊，你说我没动，啊。” 你怎么晓得没动的？啊？怎么晓得没动的？那个永嘉大师回六祖，他说：“仁者自生分别。”我是没有动，那你在那分别吗？啊？这个话，这些个话呢，都是过来人的现成话，啊，现现成成的，啊，不是编着来的。 也不是想着来的，没事儿。说过了以后，六祖就称赞他了，说称赞这个永嘉大师，如就是指你永嘉，说善得无生之意，嘿，嘿，你这个呃，跟我这些个这个对话呢，啊，看来你是深得无生之意，无生法，他已经悟得无生法了。 哎，他什么怎么说，他都跟这个无生法都相应的。啊，要说我们呢，没有悟到这个无生法呢，你随便怎么说都不相应。所以，老祖说称赞这个永大就是善得无生之意。那永嘉大说：“这无生岂有义乎？”呢？这无生哪里有义呀？ 无声是不应当有意啊，有意就不叫无声啊，无声嘛，哪里有意呢？无声什么都没有，那叫无声。有意，有意就有声了。所以老祖，所以这个老祖啊，说是如善的无声之意。这个永嘉是无声其有意乎呢？啊。 无声哪里有音呢？啊，陆子就说了：“无意谁当分便，你怎么晓得无意呢？”你看看，啊，这个过来人的这个语言的往复，微妙不可思议，啊，恰到好处，啊，直接指示我们的迷津。永嘉大师最后说了。 你说无意谁当分别？分别亦非易啊！我们要是分别呢，那就是妄想心啊！你看，这永嘉大师这分别亦非易啊不是用意分别的。所以当时，楼主大师说是善哉，善哉。 好啊好啊啊，这个嘛，后来嘛，因为天气晚了，走不掉了，嗯，在漏斗大神这住了一夜，这个一宿脚是这么来的。这是永嘉参六祖说这个无声 <coughs> 无无声法人呐，无声法人可于心，这叫无声法人啊。过去的祖师。 自己开了悟了，都要处处去印证。啊，你看那个维摩居士开了悟啦，维摩居士处处去印证啊，啊，参石头、参马祖，处处去印证。那都不能说我自己是开了悟了，我就不得了了，功高德迈。 修佛的人，用功办道的人，要虚心，要谦虚谨慎，啊，要有惭愧心，啊，要有种种心，种种什么心呢？种种助我们道的这个心，怎么样子能够助我的道？就是我在这个道，我在这个道路上走啊。 自己做很吃力啊，啊，希望有人帮助。那么自己要会自己的安排，啊，啊，禅宗过去的祖师，这些过去的书生的姻缘多的不得了。 确实引人入胜，哎，也可以激发我们的道心啊！比丈夫抹一耳啦，啊人家能成佛，我们也能成佛；啊，人家能做祖师，我们也能做祖师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呢？人家做祖是怎么做的？人家开了悟是什么样的？啊，这一。 一看就晓得了，哦，啊，无声，体积无声，啊，我提半你根本就没动过，你看看，前面说体积无声，这是一点，下边呢就是我们根本就没动过，你说我回去太快了，我根本没动过啊。 那个僧照大师有个照论，我记得有这么两句，这开头有这么两句话：“悬览厌耀而长静，江河静注而不流。”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长江水啊，一下涨潮，一下落潮，长江水是流的。 江河静住而不流，开了悟呢，他妈看着不流。玄览艳耀而长静，玄览艳耀，那就是世界要坏的时候，那个风灾啊起来了，啊，那个坏世界那个风啊，可不是现在我们这个台风啊，什么十二级啊、十几级啊，那个风就坏世界。 啊！把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任何东西都吹成灰一样啊！然后那个僧道大师他说：“宣南验药而长静，不见有毁，不做不见有毁破坏相啊！我们凡夫看到那长江水，一天到晚又流来流去的，他看到长江水呢啊！” 江河静注而不流，因为他是心是定的。一个悟道的人，一个不悟道的人啊！你看看那个悟道的人，啊，你看那个悟道的、悟了道的人，这开了悟的人。 那照我们眼睛，我们反复眼睛看看，那跟我们差不多嘛。他也要吃饭的，还要睡觉，也要穿衣，不是根本一样吗？嗯，你看着是一样啊，他这个内心境界就跟你就不一样了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 没有开悟的开悟的人，看一切外境界相，都被境界转。开了悟的人呢，看一切外境界相呢，他不被误转。像六祖坛经中说的，啊，迷是法花转。 悟了呢，就转法华了。这个迷雾就有这么多的选书要想消佛，走消佛的这条道路，啊，要有息圣息贤的这么个心。啊，如果说你也不想成圣，也不想成贤，也不想成佛做祖。 那你这个小佛怎么小法子呢？啊，你没有个希望。凡是一切小佛的人都要有一个希望。啊，你看看这元英老法师。 在他那个房子上面呢，他写的是一个名字，那个什么叫做“三求堂”啊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那我们修佛的人不有一个希望心吗？希望心就是个愿心呐，啊，念佛的人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我们参禅的人呢愿意开悟、明心见性，都要有一个目标。 啊，然后呢，你才能这路才能走呢，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啊，就是糊里糊涂的，啊，盲修瞎练，搞一阵子。最初发现的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开政治证见，啊，这个政治证见非常不容易开的，嗯。 政治政见呢什么叫做政治政见呢啊，现在就特别是初发现这个狭之狭见多的不得了啊！啊， <laughs> 你看看啊，凡是香期法会啊到庙里像烧香拜佛的，哦，不得了，嗯，烧锡箔、烧毛桑纸，不得了啊！你问他什么叫做烧佛呢？不懂啊！反正人家人家烧香，烧香是好事。 好事嘛，大家就烧香了。为什么甚至不懂？太多了。怪不怪呢？不能怪，触发心嘛，他是不懂啊。哪个是要懂的话，就不叫触发心的啊，任何事情都是从不懂到懂，从懂得少到懂得多，从懂得浅到懂得深，逐步逐步提升的。 就是我们今天参禅，这个禅宗道场也是这个样子。啊 <laughs> 要是说这个禅宗专门接上根立志之人，那我们现在有有哪一个是上根立志的呢？啊，都是中下根人。啊，一步一步的，嗯。 净土法门讲三根普利，禅宗也讲三根普利，一样，啊，没有两样，法法皆如是。如果说我们不是上根劣智，那是过去陪着的来的，多生多劫陪着的来的，说是一出头来一问千物 那么我们是虽然是下根人，下下根人，他有上上志啊。我们根虽然是下下根呐，培植过去培植不少了啊。但是我们要发这个心，要发向上的心啊，这个心呢就可贵了啊。这个啊啊上上志，上上的志向，放上上志，人人都要发这个心啊。 不能够自己自暴自弃。哎呀，我业障重啊！我这么不行啊，那么不行啊，怎么不行啊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嘛！啊，人人都能够成佛，人人都能够参念佛是谁。这个念佛是太好参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参念佛是要会起这个疑情啊？把这个疑情的道理。 啊，懂得，再懂得，了解了以后呢，再了解了，深深的，啊，印在自己的心田高头，啊，不断的直接用下去。久参有禅，久住有缘。你参禅怎么参我的呢参久了就有禅了。啊，你说参禅没得味道，没得味道吗？ 啊，你多尝尝就有味道了，啊！说多少大烟大，大家伙就信了。